锵锵三人行》，照徐克导演的说法，三 D 三人行。 <laughs> 这个徐导演一来就给我们指出方向，说将来你们这电视也得三 D， <laughs> 《锵锵三人行》也三 D。三 D 电视已经来了，到了，已经到了，已经到了。哦，对对对，嗨，我都忘了，我买的就是三 D 电视，但是电视，但我们电视台放的信号，我们不是三 D 信号，还没有，不是用三 D 方法拍。呃，我我到韩国去，我发现原来他这个三 D 的技术已经做到一个程度是。 很普遍了，所以有三 D 的电视也必有三 D 的播放三 D 电电视内容的一个一个技术，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要准备好进 <laughs> 行三 D 三 D 版。可是咱们俩还是文道长得有立体感一些。 <laughs> 我是和二 D 的。昨天咱们还谈到就未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我还说我说二 D 是不是以后就被淘汰了？ 进入三 D 时代，那徐克导演昨天讲了一个伪剧，说是什么将来连银幕都没了，对对对对，就全息投影嘛，全息投什什什么意思呢？你们你们看《星球大战》里面，不是有时候会那个皇帝那个 Emperor 出来，是桌子中间啪站出来一个人，好像立体的，还能转圈跟大家说话嘛？对对对对，那没有银幕吧？对，那就是全息投影。我我从小时候我听录音带，我觉得很神奇，怎么一一个磁带就可以把声音收下去？ 它存在了。当这个传奇来说啊，你买了一个什么机器，你一放按，它这个空中出现，这这个星球就在中间转。嗯，所以呢，我倒也我想起啊，我们这个电影学院里常年争论的一个话题啊，就说电影到底是艺术还是技术？我知道有一派观点认为啊，就说你们别拿电影当什么艺术，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技术。这个技术有两种理理解啊，一种是硬件的这些摄影用用用光这个技术，另一种就是说啊。 连如何让人哭，如何让观众感动，那当然。你以为是一是什么什么？它这也是一种技术，几分几秒的音乐混入等等，它也是一种呃，所以有一种技术。我现在想啊，看电影啊，我现在看出一种很奇怪的价值观来。比如说看《变形金刚》最新的一个《变形金刚》，老实说我已经看不懂他在演些什么了，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可是对我来说不重要。 因为我是当马戏去看， <laughs> 对吧？我觉得就是现代马戏，好就他能， <laughs> 也很值得值回票价。你这话就影响到马戏做做马戏的人的的感的感觉，因为马戏也是艺术的一种。哎呀，对， <laughs> 当然你不能当成马戏不是艺术。对，这问了不起啊。问题在点是，艺术又是什么呢？ 你说连这个音乐的创作跟这个所谓编剧的技巧也算是技术的话，那艺术是什么呢？所以说到底都是技术， <laughs> 都是个活儿，是吧？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嗯去问这种问题，就好像电影它不是技术就是艺术，或者技术跟艺术是对立的。 我们常常有这种想法，技术好像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个方程式。嗯，我们好像能够计算的很精准。我们常常说有些电影很精准嘛，对不对？他知道什么时候让人哭，什么时候让人笑，然后觉得这就不叫艺术。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啊，就是在工业化、在商业化的技术，其实也有它的艺术。比如说，大家很多人看不起好莱坞电影。 结果，我记得中国的电影，中国的商业电影，前几年还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不是拍了很多大片，大家都很讨厌嘛，对不对？那时候我就注意到，其实我们中国商业导演，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大部分还没掌握到一种大众叙事的艺术。那其实是个艺术。大家都说 Steven Spielberg 是个商业导演，怎么样？哎，那是个艺术，那不容易啊。就是说，你可以说是技术，但是你不要把技术跟艺术那么快的对立起来，它不是那么对立的。 就这样说吧，其实我觉得用这张纸跟支笔来比喻，技术就是自己，就是一张纸跟支笔。嗯嗯。艺术就是你要写什么内容进去，你会写这不不等于会写文章吗？是是是。是是，我觉得关系在这里。说啊，这笔跟这纸就代代表艺术的话，那这空白一片什么什么？你比如说，你担心不担心啊？你的这个片子里的技术淹没了故事？ 技术就是你不怕不怕这个笔的这个太好写了，变成你会影响文章呢？我说那个字印的很漂亮，所以影响文章的内容呢？不会吧？呃，你看最近啊，我都不好提名字，有的也是这个港产的一些片子。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啊，它太花里胡哨了。你知道吗？这种呃，一个一个一个什么动物啊，或者一个什么神仙呢，太花里胡哨。以后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够真。 让大家呀，实际上就出戏了，看着就走神儿了，忘记了你这个故事本来要这个，一个是这个，因为他做的不没有说服力，没有真实感；一个是可能他已经把这个故事讲故事的方式变成去演示这种不断的用这个显示他的工具、他的能力，就是他的故事是为显示工具来服务的，对对，就所谓炫技了，对啊，这个。 但是问题是，不同的技术它本身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所以将来就算我们是全息投影，很流行了，但我仍然会觉得平面电影、二 D 电影是会有一种独特的感觉，是立体的东西取代不了。这个很争议性。我我我，当然我觉得所有东西在它原来的这种呃原貌里面，它一定有它。 很强的魅力，所以它能够存在，因为有这么多的这种历史，人的文文历史里面支持它出来出出现。可是你别忘了，这个科技把是很多东西淘汰的很快，突然间你说，哎，这个镭射盘不存在了，嗯，就是忘了，而且他的意思是说二 D 会存在，但是大概会是古董级的存在。但是你别忘了，现在很多人还在听黑胶唱片。 还在还在出，它变成个 c o l l e c t i b l e 的东西。c o l l e c t i b l e 这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是一个少数少数的东西嘛。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本身就等于像默片啊，今天仍然很多人在看默片，然后现场配音乐，不是太多人看，但它变成一种 art form，一种艺术形式，还是有。我记得我今年特别想看一个电影，是今年法国好像刚刚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电影是默片，黑白默片。 是最新全新拍的黑白默片，那整部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默片时代的一个演员大牌明星，忽然有声电影来了，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适应。然后，整部电影就是讲这个大牌明星的挣扎，跟默片时代的衰落，嗯，有声电影的来临。但问题有趣是，这部电影本身是黑白默片。 然后他那个速度啊，那个那个胶，他用回胶卷，那个速度是当年那个速度。然后这个戏我听说在今年法国刚刚上候很轰动，我就很想看，因为我觉得他，我今天看那种那个年代的电影啊，我觉得还是很。可是问题在这里，他的这个电影的出现，就代表了有声电影的工具出现之后，他。 跟有声这个有灯工具有关，产生出来一个特别的手法，它不是默片，它是有，它是 giving，所以它这个这个噱头吧这样子。所以如果它是默片的话，就完全跟过去一样了啊。这这这是问题在所在。所以我我我讲的是，其实你可能会有这个东西存在，可是那个东西已不是。 吸引人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一个工具了。对，徐大侠这意思啊，未来潮流三 D 时代不想进 <laughs> 也得进，枪 <laughs> 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另外啊，就是武侠，这个武侠呀，我觉得现在也出现几种议论，比方说。 呃，徐导演拍过这个《七剑》，我当时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想尝试一下，为什么呢？跟我习惯看到的飞来飞去不一样，《七七剑》就偏向于很实的、血腥的，甚至是这样一种味道。我就想起啊，你看这叶问什么出现了之后， <laughs> 有些人就有一种议论，就是说呀，过去靠这特技啊飞来飞去，你都闹不清他练的是什么拳。他说，但是是不是我们应该回到当年李小龙？ 硬桥硬马，这个比如说，你看这个叶问就是女人拳嘛，说咏咏春的特点，拳拳到肉，哎，实打实的这样一种东西又应该复兴了呢？呃，也好像又产生这样一种争论，因为现在又有人觉得，哎呦，这个飞的，包括张艺谋这些大片也是，就说这飞的 <laughs> 飞飞飞飞出地球都飞晕了，对吧？是不是我们要回到这种拳拳到肉呢？站立在地面的。站立在地面的。我觉得是并存的吧。 因为我中国，就我我觉得，就是你不能够全世界只有一种东西。我觉得什么东西可以一起并存的？而且我觉得中国的这种类型的这种幻想啊、创意性的东西挺多的。那你你像武侠片也好啊，这个所谓我们讲的这种呃中国的全熟武熟武熟真功夫的这个电影啊，加上我们的魔幻电影啊等等东西的题材，题就很多存在的不同东西。 你我讲《聊斋》，《聊斋》里面就是鬼鬼神神的一大堆东西，它就就不一样的世界。所以这些东西都在我们文化里面存在的，啊，那个《还珠楼主》呢是到这个飞剑的啊，飞 <laughs> 剑的，那又是另一个武侠的世界。我们讲的是，其实我们讲的，因为每个时代里面每一个呃那个空间里面产生了某种作品，然后产生某种技术。 武侠的技术，因为它的它的它的重要性，所以存在、流传下来，变成一个流行文化。所以这点上，你你说呃，武侠是什么样的话，其实武侠等于等于是很多可能性。而且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这么丰富、那么多厚度的一个东西，能讲的东西是很多。他们说武侠是不是就拍完了？我说还没开始呢。 啊， <laughs> 真的，就很多人说这个武侠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去看一，我们去呃去访谈某个拳派也好，那个一一个一个呃宗派也好，他们讲的东西我们电影里面讲的一点点。你说你说咏春嘛，在叶问里面只讲了一点点。你说你都去访谈过。 对，其实我当时我也认识这个他们的后面的这个师傅的这个咏春师傅掌门人的他们的一派的人。 其实这个事情很早都有开始要要拍这个东西，啊，叶问啊，呃，咏春啊，洪拳啊，这种东西。再讲起洪拳，他很多一些呃权理啊，一些所谓新新俗啊，一些所谓的讲的是他们一些呃比较重要的他的这个呃武德，武德啊等等东西，我们我不知道拍多少部电影才能把它彻底讲完。 其实就等于是我们的一点点的讲，其实还讲的，其实只碰到一点点而已。文道，你的分析啊，为什么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导演这么痴迷武侠呢？这不奇怪，因为武侠是中国最成熟的类型啊。就从文学讲的话，比如说我常常举这个例子，西方文学类型文学，所有大众文化都要靠类型建立。嗯。比如他们有恐怖的传统，侦探的传统，间谍，对不对？魔幻、科幻。 那中国唯一一个我们本土出来能够有一拼的，就是武侠嘛，是就是武侠嘛，对不对？李小龙啊，对啊，那就是武侠嘛。我觉得是武侠，武侠当初武侠小说并不被人当成文学，对啊，所以它是大众的嘛，所以这属于类型文化嘛。而且我觉得武侠好玩一点，就一讲武侠就不能不谈江湖，嗯，而江湖是中国人世界里面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他有时候是想象的，觉得我们觉得可以把正常礼法秩序世界下一切不能存在的东西扔进去，哎，但同时它也现实存在。我举个简单例子，我前阵子去桂林啊，在那边听到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看一个桂林的一个一个老的一个园子，是过去南明政权曾经最后在那停在那边，最后被尚可喜啊、吴三桂那边联手干掉了。那当时呢，清朝呢就要那些明朝剩下的那些官。 你们留着继续当官，当我的官，因为他们不够官嘛，对不对？要管那些苗族、壮族不会当地语言，说你们去那，他们也答应了。最后几百人在临上任前带着一家老小全部出家，这叫逃禅。然后怎么办呢？清朝不怎么办？这就是江湖。就说以前中国人就算是王朝集权王朝啊，他会觉得，哎呦，你遁入空门了。 <laughs> 对不对？就在庙里面了，山里面那就不是我管的了，那我也拿你没办法了。就中国以前江湖为什么那么多出家人跑来跑去？ <laughs> 那个那个太有趣，所以我就想问了，就是你这次又拍《龙门客栈》，我觉得《龙门客栈》已经变成一个从胡金铨以来变成一个中国的我们文化。 呃，电影里面一个想象中江湖的一个隐喻，一个象征，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他当初胡金铨导演他想的相当精彩，是他把一个很封闭的一个空间，把所有人放进去，然后在里面讲我们的武林世界。那武林世界牵涉到东厂西厂，对啊，对，是第第一次感觉到我们的武侠电影跟历史有关，而且讲的。 特别的很很很有呃这个研究，就是说东厂啊什么人啊做什么事情啊等等东西，开始我们觉得啊这个有跟我们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不一样的感觉。对，而且那个那么小的一个房子，所以它变成一个经典的一个符号在那里。后来我们在呃九零年代再去重拍这个《龙门客栈》，后来我叫新《龙门客栈》，因为我当时我我跟胡金铨在拍《笑傲江湖》的时候在一起一年。 时间就讲剧本，讲《笑傲江湖》剧本里面，就每天晚上我依然有一段时间跟他谈他的电影。我就问，哎呀，这个侠女怎么开始想侠女了？那个镜头你怎么拍的？龙门客栈你怎么想到龙门客栈去了？啊，这个龙门客栈里的人物怎么回事呢？ 就他就讲到这 <tsk> 很有我，其实我就当时我觉得如果有时间呢，我把它记下来， <laughs> 可以出本书，关于吴京选怎么拍他的电影。可是里面讲到《龙门客栈》，我就提出我说，我看《龙门客栈》无数次，因为我那时候十几岁，嗯，对《龙门客栈》觉得就是很兴奋的不得了，觉得就是我觉得武侠片就是这样子，看了五十次之后，经过。 呃，念大学，然后我还写了篇文章，论文是用英文写论文，讲中国武侠片，里面讲到龙门客栈。后来我说我在想了想来，我就问吴京泉导演，我说我我其其中我觉得有个想不透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他发配龙门，就刚巧龙门地方有一个客栈，刚好就有忠臣之后在等那等他， <laughs> 这个这个等等东西能够生存的地方的情况之下，而且又在。 啊，东厂朝廷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外，这些人又什么人呢？我说可不可能是一个黑店呢？就是， <laughs> 哎，啊，那就他说也可能，我这个黑店。后来就拍成。 <laughs> 后来我我我我说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再重新写过一个电影，叫做《黑店》，由胡金铨导演来拍，里面就讲把《胡龙门客栈》重新这个故事重讲一次。 这批东梁之后带去的去印入黑店，他也答应说好，对就拍《笑傲江湖》，那身体健康有问题之后，就这个事情就就停下来了。后来吴思远就问我说：“这个可不可以拍龙门客栈？”这个拍龙门客栈，我说可以啊。我其实我我剧本都有一个，你看可不可以拍吧？就就出现了新龙门客栈，就把我跟胡金铨谈的这种当时的很多细节东西，我说。 跟他交流了一下，这我可不可以这样来做？就变成新龙门客栈。所以，可是这个东西出来，我们不确定是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也可以，原来改编之后出来一个新龙门客栈，也是可以变成很多人喜欢的一个一个一个题材这样子。那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魅力所在，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好像都把这个龙门客栈变成我们的一个缩影，就反正我们都挤在一起。 在同一个时代里面，一个空间里面讲一个很大的事情，这样都在一黑店里， <laughs> 没错。就所以你知道这个徐徐徐导演他怎么他创意怎么来啊？我我发现呢，他是一个认真的人，而且像个儿童一样的认真。他要琢磨啊，孙悟空这一个筋斗。 到底是翻了两个小时、 <laughs> 两天、两秒钟，这个店这么样的无巧不成书，嗯，是个黑店。哈哈哈哈哈！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laughs> 哎，文文道说说，而且我觉得龙门客栈那个东西最好玩，就是它真的就是江湖。 江湖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明朝那个末年那个故事，就是它是一个朝廷控制不了的地方，是处在权力范围之外的。于是三教九流都要混在那儿的。然后那里面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正常社会的秩序，所以那个秩序是很不稳定的。它有规矩，但不稳定，它会它很剧烈的撞来撞去，于是很多东西就可以在里面发生了。你这就是。 我就说有有些人对你的解读啊，就说徐克呀，生逢乱世。这咱们这个回顾过，他在越南呢，在香港，到到美国都碰上战乱啊，生逢乱世，所以他电影里设定的这个虚拟环境啊，都有你说的这种动荡不安。嗯，都你是不是很缺乏安全感？ <laughs> 啊，确实我是很多没有安全感的。呃，有什么表现？我表现？你问我的助手知道，我家里的。 比如说一些常用的东西，我就准备了很多。常用的对，比如说呃，那个我们讲的洗手间那个厕纸是吧？那个卫生纸、卫生厕纸、厕纸、卫生纸，我就没有两层堆起来，我就不会没有安全感的。就即使有十个啊，十十个卫生纸在厕所，十卷在里面，我就觉得有。如果变成一层，我就说没有了。 没再加上去，没错。外星人占据地球的时候， <laughs> 他能多解几次大手？我家面还有很多的水啊、粮食啊什么，对吧？ <laughs> 没错。因为有些笔啊，这个写写东西的笔，我必须要有呃，在在笔笔筒里面有放满一堆，我就觉得很可可以。如果只一支的话，我就很没安全感。所以很多人就骂我说：“你怎么会这样？这个啊，这么呃任性，知道吗？这么任性吗？这。” 用东西就一支够了，来了一堆干嘛的？我就 <tsk> 感觉这不对，这怎么是任性啊？这是小心啊 <laughs> 终有一天结果，我说，哎呀，这个笔不行，笔呢没有笔啊。我说好吧，我就我说你看，就是我不安、没有安全感的原因在。这是强迫症了，这这是严重的强迫症。 <laughs> 对对对，我没发现他有病。哎呦，真的！哎，你觉得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我很正常。啊，你平常脑子里？ 是不是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想的都是跟电影有关的东西？呃，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不这样说吧，我想的东西很多都可以放在电影里面。那是不是想电影东西，我真不知道。对对对啊，对我懂你意思。我觉得好像每次碰到他呀，说话呀，我总觉得他在不停的思考问题。还不是吧？真的吗？是啊。对你，我你我们每个人认识也是这个感觉，就觉得你好像。 老子不知道在搞什么。你说，你我们曾经一起做过这个工程，我们做过，没有电影呢，那时候没有电影，没有想过电影。那时候，但是但是你还是会想些很大的东西，所 <laughs> 以他他还是，就就就一直在想一些很。我看过一个演员邓超对他的一个记录，说拍片子的时候，他说每天晚上跟邓超这个谈戏，谈完之后就问他，你觉得我是不是个神经病？ <laughs> 不，我他的眼睛露出很多呃惊讶的这种表情。我说：“你咋可以觉得我是神经病吗？” <laughs> 但你是会不停想啊！不，过我我老觉得这个世界很有趣，因为无论是那个危机也好，它的有的地球上的一种环保是问题也好，我觉得都需要你担心。就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每一秒钟都是很有趣的，很有意思啊！因为你。 有时候，我我觉得有时候，人在出现这个健康问题啊，呃，突然间不见了，他就离开这个人间了。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很多发生的事情，吸引我们去想东西。我觉得这个感觉，想东西也许就感觉到我活在这个世界。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